枪三人行，我号称爱眼镜的啊，但是今天陈老师一来，我就给比下去了。大家聚焦一下，陈老师这眼镜是多么的有设计啊！这不是我设计，的， <laughs> 这买来的，这是。谁说是你设计？的？ <laughs> 哎，哪能买到这种 <laughs> 这种型款的眼镜？王美一下就注意到，在在欧洲买的，嗯，这是我的散光镜，老花镜是这个，嗯。 这个这个老花镜我太喜欢了，完全已经变形了，但是还是很美。展示展示，所以这个画家他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。不，很脏这个眼睛，我没擦。这多会挑啊！就等我有老花的时候，我要去找一些这种。 <laughs> 哎呀妈呀！嗯。 <laughs> 所以你瞧见没有？人家这个陈老师，所以其实等待老花的还是可以很美的。哎，广美戴这个也很美啊。 是吗？他可以去做眼镜广告，把这个黑头都放大看到了。嗯， <laughs> 哎，所以这个陈老师来了就得审美了，而且呢，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图啊。啊，那咱们就他来了就得看看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些图样啊。这个图样呢，我先给你看一个，是个四川有个叫会理县。嗯。会理县最近县里啊出来道歉了。嗯。道歉了，就是说呢，他们那个官方网站上啊发了一个照片。 就是县领导、县长、副县长仨人儿，嗯，去现场视察工作，结果给网友发现呢，这个照片啊是这个 PS 上去的，啊， <laughs> PS 上去的，哎，然后你你你你可以看看，他们给我找来照片，我一看，我老汉，啊啊，装的， <laughs> 哎，装的，这 <laughs> 是视察水灾，但是。 后来我了解到，连这个也是造谣，这是网友后来演绎的。啊，原图啊，并不是说的这个，是原图是这个。啊 <laughs> 说呢，人家后来道歉了，也挺的坦诚，就说我们领导那天确实是到公路上视察工作了，但是呢，照片没照好。啊啊！所以官网的这个这个工作人员呢，嗯， <laughs> 自己就 P S 一下。 然后接下来，你看现在这网友们这个创作能力就出来了， <laughs> 说县领导视察足球了，视察足球记得是齐达内撞撞倒那意大利队那个， <laughs> 你再看下边，县领导视察白宫了，请查拉查拉灯 <laughs> 啊，OK，哎，然后再看下边，嗯，县领导围观郭美美啊。 这郭美美啊，是最近这个太在那儿全国最火的一个明星。郭美，你听说郭美美了吗？我听说了，我那时候在人在欧洲，一个网友呢就发了一个那个链接给我，跟我讲：“郭美姐，你看看这女孩多炫，多多炫富啊！”嗯，我还真的那么贵的一个上网费，我还真的上去看了。我现在想，要我关注这干嘛呢？哎，你想？结果回来之后就轩然大波了。呃，人家陈老师，我们一讲，陈老师说。 我一般对这种很快就过去的人和事儿，我都不说。 <laughs> 啊，好像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应该。哎，但是呢，有些事儿啊，你可以看看这个郭美美是个什么样的造型。嗯，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看看她的图片，因为现在啊，不看不行了。咱们这个导演也可以出，你看，啊，这是郭美美，啊。 我跟你说，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？嗯，这玩意儿，我给你看看这个吧。嗯，这是这个，我觉得举世罕见的。嗯，就是说，全国网友如果要围围围观一个人呐，嗯，那简直能让你做到无所遁形。嗯，现在有人总结啊，对于郭美美炫富事件，搜索已经超过了一百二十万次。嗯，呃，关注的县民超过八千万。嗯，新闻二十六千次。嗯。 属特级舆情事件，咱们的一个舆情标准已经达到特级舆情事件，超越以往任何娱乐事件。出现即时人肉搜索，即时文艺创作互动，微博天涯挖掘模式已经形成。我一看呢，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，就说这女孩子啊，真是有点犯了，就是众怒吧。香港有句话呀，广州话叫“哈眼灯”啊。 恨憎是叫么？乞讨的乞啊啊！憎恨的憎，就让你招人，嗯，对对，猜你嘛，这不是？但是这一下之下，我觉得他这个怎么活呀？嗯，你比如说啊，前几天晚上说从深圳，他挑的可能是半夜的飞机，嗯，从深深圳飞北京，嗯，这飞机还没起飞呢，嗯，跨网上，嗯，登机的身份证号码，嗯，登机牌，嗯，座位，是是经济舱啊，头等舱啊，跟他同机登机的人是谁？ 刚才你看到这个照片，就是到了北京机场，摄影机就等着。嗯。等着呢，他不是说他炫富吗？嗯。他现在已经啊，拿个塑料袋藏着自己的包，然后那采访的人家说，你为什么拿塑料袋挡着你的爱马仕包？嗯。 <laughs> 就这路子的，就不说话呀，就一直是这这这，格格格慌了。慌了，全民围宗啊，这是。嗯。这个你有兴趣聊聊吗？哎，你们聊，哎，这当然这太可怕了。 太可怕了。嗯。呃，他大概还是忘了这是一个呃媒电子媒体时代，嗯，呃，这是年轻嘛，一冲动。嗯。嗯，因为这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能够能够鼓励虚荣欲，这是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炫富。呃，其实就虚荣欲了，虚荣虚荣欲分几万种，但是今天这个媒体就给你机会嘛，你不是要虚荣吗？ 啊，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过，一夜之间，以前你还得找媒体，你现在你自个儿可以往上搁，所以这是个媒体的事儿，不是郭美美的事儿。郭美美搁二十年前，她怎么炫富？她拿她她她到哪儿去炫富？而且我自己这么，咱从最朴实的角度去想啊，嗯，我认为这个，当然有些人说呀，什么炒作呀，团队嗯、但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对个人的得失该怎么算啊。但是呢，咱要从最朴实的角度啊，我常常觉得微博是不是有一种掩耳盗铃？ 或者说，你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啊，嗯，他实际是个公开的，嗯，可是他平常没人关注的时候啊，嗯，你也就是你小圈子朋友那几个人看你的微博，嗯嗯，所以你愿意说我买了这个，或者我们开了个生日 party 上游艇了，骑德国赛马了，嗯，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要一旦被关注呢，一下子把你自己吓着了，嗯，会不会你你光明你觉得有这种情况吗？嗯。 嗯，大概在半个月前，我在飞机上看到一篇我在往欧洲的那个路上的一个飞机一个报道，他就写说现在那个 Facebook 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大量的这个县民跟网民已经流失了，大家已经开始厌倦。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。嗯。所以呢，我我觉得就是说，现之前我们也觉得 Facebook 的力量非常伟大、非常恐怖，它那个蔓延跟渲染的速度是很厉害的。嗯。就是跟微博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。但是呢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心有余力不足。你到底是应该去关注别人，还是忙着被人关注呢？嗯。就是因为其实。 我的粉丝不算多，哦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勤劳的微博写微博的那个织微博的人。但是，我我又觉得我有必要，因为我有一些所谓的铁杆粉丝，他们是条条就是不断的回应你，然后可能一个一一个一个东西，他回应你好几次。像这种，我如果不回应他的话，我是于心不忍的。所以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真的觉得，我私人的事情、公司的事情，已经弄到我力不从心，所以我都好想。 让我潜一下水吧， <laughs> 所以我一潜潜十几天，然后每天就是。 国明姐，嗯，你又潜水了。孟美美也快崩溃了。 <laughs> 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一个，您原来也是开过博客，博客，我开一年马上就停了。呃，你为什么当时你是不是有个声明还是什么？就为什么停了？没有声明，就是一个再见嘛，就是再再说两句就就就就走。我立刻发现这这不能久待，赶紧走。 <laughs> 所以等推推特上来，谁谁都让我开，哎，我我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开。 嗯，为什么呢？呃，这还更更早更早的，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媒体露面以后，我就发现他会是个困扰，就你有一部分生活会失去，这个是我很在乎的。嗯，就是那那就及及早止步。嗯，我就发现那天我是这个碰见一个明星啊，这明星开始就发表一通宏论哈，对你让你一听呢，你就觉得最近他碰什么事儿了。嗯，他这宏论就是说啊。 说靠出名挣钱的人呐，那在古代那是下贱的人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子下九流，完全是有道理的。你靠真正的贵族是无名的。我说你和最近碰见什么了？刚说的不对，靠靠媒体吃饭，古代还没有媒体，古古代就一场戏就一场戏，他不可能当晚转播，然后你可以转发群发，不可能的。媒体指的是复制传播和速度。 嗯，所以今天就特别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事情。它是两面刃，一面就是你想牛，你想红太快了，啊，史上从来没这么快过，而且都有可能，啊，谁都能红。但它另一面就是你试试看，啊，它马上就上来。现在郭美美不是要逃吗？ 对，哎呦，你说，而且而且他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？呃呃，今天说封文要逃往澳大利亚，然后澳大利亚的使馆工作人员就证实嘛，今天他们已经接到了数百个，至少是，你看下午致电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话哈，他们要求澳洲政府暂停郭美美赴澳签证。呃，澳洲使馆的工作人员说，已经把中国县民的请求转达给他们澳洲上司。这就是文革。 文革就是这样的，这其实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就是一面，就是像郭美美这样的女孩子，她要虚荣啊，她现在立刻尝到这个，这个，就就就她。而且扯红十字会。哎哎，她的代价，这不去说她，我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。嗯。但另一面，网民就是人肉搜索啊，然后就要这么义愤填膺，要去弄她。哎，这文革就是这样啊，文革就是群起而攻之，群众专政就这个意思啊，啊。 就是那会儿也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媒体，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会全国通缉一个人，然后一旦揪出来以后，所有你不管跟他认识不认识，跟他相干不相干，都可以侮辱他、逗他，这个追追追踪他，这样子，很多人就这样死了，嗯，就还没开始他就吓坏，就自杀了就。 太多这样的事情了，就是这个恶不能放出来，就是人的好奇心，人的那种恶意，哎哎，或者众人的好意加起来，它变成一个恶意，哎，就弄死很多人。那时候，就是十个人以上忽然都在打听你，你就会害怕的。何况几百、上千、几万。是我我觉得好可怕真是，要是全民调查，全民跟踪，全民制裁，全民执法。 啊，这个东西谁能逃得了啊？所以你说这个奥威尔想一九八四，一九八四想的不是这回事儿，他是个老大哥的意识形态这这集团，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这个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电子传媒变成这回事儿，所以没有一个老大哥，大家都可以监视，也可以也也也也会被监视。可是，就你这么说啊，在网上追踪郭美美那帮呃人网友，就得趁你啊，是吗？哎，难道正义在哪里？ 他们这个这个，但是呢，他跟文革又一个不一样，就是他很快又去追另一个人了。 <laughs> 你比如台湾，台湾你还记得徐美凤吗？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， <laughs> 现在谁还记得他？徐美凤，呃，徐美凤，哎，这马上就过掉了。还有就几年前那个那个艳照门的事情，余波当然还有，你非要说的话，可公众已经找另一个人了。对，所以我为什么不太谈这件事情？就是。 这件事情只是说，这 right now 这个这我们所有人来弄它，哎，但是如果出现另一个目标，大家又会去去弄它。没错。所以他是诸葛亮的话，他得赶紧找另外一件事情，人就往那儿奔了就。就是早已经翻翻篇好多回了，当年的验证门，今天都改离婚门了。这就是群 <laughs> 群众的可怕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直播间。 我是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广美是过过好日子的人， <laughs> 真是，我就说这个炫富啊，我这个土鳖啊，我连他说的那个车我就没听说过。他们说这个郭美美说她弄的那叫什么玛莎洛，玛莎拉蒂，玛莎拉蒂，对我以为是那个玛莎百货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哎，这还是名车呢，还真是土鳖啊！就是你说他们。 哎，广美，像你这个过过富贵日子的人，你你你有什么感觉啊？ <laughs> 不是你这我为，我这个说，广广广美啊，当年呢，那可真是倾家荡产，反而有特殊的人生际遇啊。嗯嗯。倾家荡产，过了一回在欧洲啊顶级消费的这种嗯生活，就迪拜总统套房嗯也住了几回嗯，对吗？就是就是你是经历过的人嗯嗯嗯。 <laughs> 其实这些东西，我我我不晓得哦。就是对我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新闻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跟常老师一样，我没有什么感觉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小女孩，她手拿爱马仕，然后把爱自己的前面，就是说那个爱马仕比她自己是更重要的。嗯，哎，她在那个玛莎拉蒂前面摆 pose。 <sighs> 你知不知道玛莎拉蒂它的它的珍贵到底在哪里？这个品牌你到底对它的认知度到底有多少？只是因为它要一，它是一台要上千万的跑车，所以你觉得就是是那个车在开你，不是你在开那个车子。我觉得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，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样子一个车子，可能一个奋斗了一辈子、半辈子的富豪都不一定买得起的车子，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孩开这样车子，你应该觉得很光荣吗？ 我是真的觉得很无聊。就是突然暴富，啊长期自卑，啊然后到了小孩子那儿，他他有可能了嘛？他他就他就报复性，这个有遗传基因的，就是几代人自卑压抑啊，然后他最快证明自己，那当然就东西嘛。这就像是那天我们讲的一个这个现象，说英文里有个词儿叫个什么 name d r i p p i n g 啊，我我发不准，就是拽人名啊。你看拽人名，拽名牌，拽这个。 甚至拽身份，呃，为什么会搞？他为什么会搞出万万万人恨呢？就因为拽拽没拽好，拽到红十字会头上了。什么红十字会商会总经理，这不也是拽身份吗？他原来的登记认证是个演员嘛，后来自己就去改。你这都是这些，就就像你说的，好像一个人都是他的外外包啊。这个风气是西方带坏的。西方自从消费社会以后。 就出来名牌这一说，二二战以前的时尚跟一战以前的时尚，十九世纪时尚还不是这个样子，嗯，消费就是就是忽悠你嘛。 哎，这是给你生活方式，这不是一套衣服，不是一个包，你从此就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陈老师，我这对于你这个说法呢，我又你我又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意见。过不好日子的人，不行。各说各的。我我觉得呢，就是说，对于一个欧洲人，他一辈子去拥有一个 LV 的包，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对于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的女孩子，尤其像我在香港生活了很长的时间。嗯。 我在那里住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一个月去买一个 L V 的包，好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嗯，就是说你你的那个整个比例，就是说你生命的比重，已经不一样了。嗯，就是对他来讲一辈子。 可能干几回的事情，咱们一个月要干一次，甚至于一个月要干几次， <laughs>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价值有偏差了，所以我还不觉得这个是。但问题是，西方最早输出了这个价值观，嗯，咱们最早输出。因为你说的这个欧洲人在欧洲也未必很多，当然普遍教养、普遍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水准是是比咱们高很多，这种疯狂的出格的情况不会有，这种 fantasy 这种这种，但是呢，他真的在输出这个概念。 然后概念的问题，就像马克思是是是西方输出的，可是跑到亚洲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嗯，那消费概念、时尚概念跑到亚洲也会也会走形啊，也会走形他向欧洲人是这个这个输出，假定向世界输出，但他绝对不知道在欧洲或者在中东，他会是他会收到这个果实。当初日本人开始虚荣，也是集体出去买，哎，然后慢慢是香港、台湾、南洋、中东、迪拜什么这些，那现在不不过就是轮到大陆。 而且呢，就是他说的这个也有一个道理，就是，呃，这种行为啊，这种方式啊，本来呢，过去是小圈子，你可以这么炫耀炫耀，范围不广。不不不不。但是他这个真的是二战以后消费文化起来以后一个怎么说？他真的是有计划的，他跟传播的发达、交通的发达、旅游业的发达，当然还有全球市场的关系，都都都是都是都是整体。 都整体，然后他他他就把讯息散布出去，一整套话语，那这当然结构主义哲学家分析很多了，是吧？哎，是什么叫做时尚？问题罗兰巴特在那儿分析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预见到会到今天这个程度，就一切都跟传播有关。所以西方带了很多头，我们不能却断然说那是个坏头。 但是这这个这个魔鬼一出来，你你你不知道它的形态会怎么样，尤其是被带坏的那个国家、那个区域的文明，它会做出新的反应，它会创造性的就是，呃运用消费文化、运用媒体文化传播什么种种这些。 哎，所以我我非常期待，就是中国的所谓 culture study 这些学者来分析这个现象。study 什么意思？就文化研究。文化研究。所谓文化研究，文化研究就是今天发生这事儿，咱没法解释，以前没有过，但它一定是跟这个那个它有关系。因为我我我是不懂这些，但是我好奇，我会看这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， <laughs> 哎，怎么会到这一步？虚荣欲人类不会变的，围观不会变的，恶意不会变的。 哎，这这都是老花样，问题是传播是新花样，电子媒介是新花样，所以人在这个这个媒介当中，就就就花样就出来了。这个这个，哎，锵锵三人行，先去广告 <laughs> 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锵锵。这个媒体固然这个这个带进一个新的新的时代啊，大家沟通方式两样了，但是。 我我还是坚持，就是每个国家原来的一个文化形态，它会起作用。所以，当它出现一个新工具的时候，它原来这个形态在方式会变，但它一个一个价值不会变。比方说，人跟人要尊重，或者呃有个底线，呃，或者语语言上的一整套游戏规则，大家要知道。那到我们这儿，它这个又是另外一套一套交往规则。我们这个交往规则本来就是有问题的。 啊，人跟人的诚意、诚信，对，哎，还有这种自由度和约束度，对，都有问题。然后你忽然出现个新工具，他们乱用啊！没错，啊，就是我想起我开头说的，就是我那个发牢骚那明星，为什么他说这个靠出名挣钱真是贱民呢？他就碰着一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觉得我完全享受不到，就前些年还好，他说我现在也完全享受不到出名和挣钱的好处，我没法生活。我说为什么？ 他说：“你好比我在哪儿坐飞机啊？这个飞机延误两个小时，全国各地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，哎，在飞机上等着呢， <laughs> 在飞机上等着呢。他说你们怎么知道啊？上微博了，就坐你后边的啊，对，就看见你就拍啊。” 他说：“即便不拍，文字就发上去了。他在在那哪儿？他跟谁谁谁在一块儿？你说他，他确实享受不到什么，不敢活着了。”对对，对，我在飞机上等飞机，就是等他起飞，也是我这边自己发微博。后来就说：“孟老师，我坐在你后面。 <laughs> ” <laughs> 然后再来一个，就说：“啊，你的护手霜的味道好香哦。”啊， <laughs> 这叫怎么聊呢？是吧？但是我觉得。 他没有没有太过分的，我觉得尺度是很重要的。哎，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个时候呢，我我的感觉就是你接到这么一条，我觉得我背后拉链被人拉开了，就这样。但是，我我我觉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强大的恐惧感。我觉得那时候只是觉得自有一个会心的一笑。我转头然后就扫了一圈，我笑了一笑。我因为我不晓得到底谁，因为他也没有来打招呼还是什么东西。但是那个第二个说你你的护手霜很香，这个就真的有点点恐怖了。还是说我觉得。 我们就是凹了，应该适应这个新年代，就是这种私人生活公开化了，家庭矛盾是裸化。相信他会自己调节。你潜水潜的挺好的，嗯，对我一直潜水啊， <laughs> 偷看别人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性性对人性人性对人性。